春节七天一晃而过，行星诸位也好像是上班党似的，七天过去就陆续回来网吧报道了。安文逸和罗辑两个学生也同期赶了过来。至于两位少年是如何向家庭交代自己去向的，这种类型的八卦叶修就不大关心了。二月一日，正月初十，春节后的第一场职业联赛在这一天打响。 正所谓新年新气象，于是，在这一天，荣耀玩家们一起见证了第一件七十五级银装的诞生。银装是普通玩家完全不敢奢求的东西，但却又是他们喜闻乐见、愿意关注的东西。对职业圈中各色银装如数家珍，熟悉的好像是自家库存一样的大有人在。第一件提升至七十五级的银装。 来自轮回战队，周泽楷一枪穿云，左手左轮碎霜。这位当下的荣耀第一人，不断的以各种形式向人们强调着这一点。一时间，周泽楷和一枪穿云再度引发关注热潮。这大概就是第一个装备银装这一手刷的奖励了。第一个已经出现，其他也不会太远。七十级卡了这么久。 对于银装的下一步提升，各大俱乐部肯定都是做足了准备。一枪穿云，事实上只是第一件装备了银装出现在正式比赛中的角色。至于碎霜是不是真的就是第一件提升至七十五级的银装，那还真难说。联盟中的银装有了新突破，星星战队这边也终于是有了点起色。 大堆资料在手的罗辑，首先当然就是直接开始对千机伞进行研究了。而千机伞，叶修手头就是各种齐备的资料，在交给罗辑后，研究进度相当喜人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的六十级提升率先被罗辑攻克，二选一的关键材料终于有了定数。二月一日。 职业圈第一把七十五级银装出现在比赛场上的时候，千机伞也终于提升到了六十级。基本属性、附加属性、变化形态，一切都很完美。于是接下来数天，魏琛都很没下线的巴结着罗辑，撺掇着他赶紧给他的死亡之手也算算，麻利的提升到七十五级。 这或许会是我们面对家世时的绝对优势。魏琛一脸严肃，将死亡之手等级提升的重要性无限拔高。当然，这话也不完全是无的放矢。就目前来看，最大的劲敌家世在银装的提升工作上恐怕不会很开心。叶修他们会知道这一点，因为他们知道嘉王朝在七十五级野兔 BOSS 的猎杀工作极不顺利。 这种极不顺利，星心也是出过力的。这是釜底抽薪，从根本上断了家世提升银装的机会。要不是最近有几波节日任务活动，叶修他们甚至可以自信地说，家世目前提升出七十五级银装的机会完全就是零。能用来打职业联赛的银装，那是肯定需要用到神之领域的各种材料的。 普通区的材料绝对支撑不起来，顶多就是充当一下边角料。叶修他们现在的原则，哪怕自己夺不到 BOSS，也是一定要给家王朝添乱的，因为他们不指望面对家世时会拥有装备优势，只要能让家世没有这种优势，那就已经大获成功。如果不是遇到新版本，他们恐怕很难有这样的机会。 这就是所谓的天时了。星星有叶修、魏琛这样的老家伙坐镇，哪里会不把握这种天时的道理？魏琛现在显然就是有点反客为主了，开始幻想着家是一件七十五级银装都没有，到时他拿个七十五级银武上去耀武扬威。不过七十五级银装的研究显然没有那么容易，罗辑的算一算，那是用数字来运算。 不是掐指一算。七十五级，罗辑现在可没法算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七十五级的材料数据。若非如此，职业圈里恐怕现在早已经七十五级银装满天飞了。罗辑这样的人才不是星星专有，各大战队的相关部门里早就有了。所以，七十五级的银装提升，倒主要靠的是叶修、魏琛他们这种经验型人才了。 魏琛口上天天让罗辑给算，其实他自己也一直非常下苦功，天天在仓库里翻看着星星已经搜集到的七十五级材料，从中判断着死亡之手提升可能可以用到的。目前其实已经有一些想法，但是却又不敢轻易尝试。星星虽然也有了一些材料积累，但也承担不起这样勇猛的尝试，所以魏琛还想更加稳妥。 所以期待着罗辑能给他算一算。罗辑算不了死亡之手的提升，但是在千机伞这里还是很有用武之地。千机伞六十五级的方案，在他和叶修的配合下，用了一星期就最终确定下来了。这让叶修也是感慨万千。如果没有罗辑的计算，这个阶段他将有两个部件，共计五种材料吃不准。 这比起六十级时只是一个部件、两种材料，可要麻烦多了。这种只是一个二选一，失败顶多也就一次；但有两个部件，那就要尝试多种排列组合了。真要一下一下试过来，不知会有多大的损耗。二月八日，春节过后，职业联赛的第二轮比赛。 在这一轮比赛中，七十五级银装终于有了全面开花的苗头。各大战队首先要提升的，当然都是各自战队的王牌角色，而角色身上的装备，当然又以武器优先。二月八日这天，四个神级角色完成了武器的提升：轮回一枪穿云的右手左轮荒火，微草王不留行的灭绝星辰。 蓝雨夜雨生烦的冰雨，霸图大漠孤烟的烈焰红拳，而君莫笑的千机伞也在同一天里成功攀上了六十五级。此时距离线下赛开打还有两月有余，赶在这之前提升到七十级似乎并无悬念。与此同时，星星其他银装的开发却反倒是被暂时搁置了。 原本叶修已经开始张罗着准备制作一些自己所知的装备来武装众人，但现在，七十五级的成装就已经很好做到了这一点。虽然一件量身定做的七十级银装肯定是要优于七十五级成装，但银装的制作很耗心血。眼下既然有一个可以暂时替代的过渡方案，那也就不必急于这一时。 决定生死的线下赛还有两个多月，说近不近，说远也没多远。到时面对的对手将不再是玩家观光队那样随手就可以打发，大家都需要积极准备，分散精力的事儿能省则省。时间一天天走过，从二月八日开始，职业圈中的银武果然开始了爆发式的提升，继四位神级角色之后。 联盟中一个又一个赫赫有名的角色在武器方面完成了进阶。风城烟雨的法杖劫风，逢山鬼泣的太刀鬼印杀，索克萨尔的手杖灭神的诅咒，唐三打的爪血祭绝魂，扫地焚香的战镰急死令悟，百花缭乱的自动手枪猎寻，独活的盾牌叹息之臂。 这些鼎鼎有名的角色，他们的装备，尤其是手中的武器，本就是许多玩家耳熟能详的。眼下排着队的完成进阶，玩家只是看着这一串名目下来，都觉得十分过瘾。关注装备的玩家中，倒也有不少人没忘出局的加世队那里还藏着三个著名角色：一叶知秋的战矛雀邪，生灵灭的步枪闪影。 沐雨成风的手炮吞日，这些圈中闻名的武器，此时完成提升了吗？奈何出局的家世远离核心圈子，最近又完全没有挑战赛的比赛，玩家想自己观察都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在那儿揣测揣摩。 而在这一波装备的更新换代中，有几家平时不会太入大家法眼的中下级队伍，倒是吸引了不少眼球。岳云、贺武、昭华，这三支战队难兄难弟，此时雄居积分榜十三到十五，巍峨不动，看起来比起在出局区周边漂移的队伍安全些，但也就仅此而已。他们是所有队伍中最没意思的。 名次高点的有能不能冲进季后赛的悬念，名次低点的有会不会最终出局的纠结。据官方总结的数据，这三支队伍的比赛是网络转播中收看人数最少的，而这三家战队的主场票房也是最不景气的。玩家们看着热闹，看着惊奇，但是。 这些俱乐部工会的玩家看着这三家露脸，却是各种咬牙，而后又不约而同的把仇恨起止君莫笑。要不是这家伙出现，搞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同盟军团，凭这三家工会只能是捡一捡漏的货色。结果现在拧在了一起，成了最有竞争力的团队。 最豪迈的时候，曾有一周扫掉神之领域一半野图 BOSS 的记录。有了这样的收成，他们的装备开发自然如虎添翼。倒是不少明明强过他们的战队，却在装备开发用光了耗材后，有点无为而治。像是呼啸、烟雨，这赛季的战队成绩都相当不错，但在网游抢 BOSS 方面却越来越不景气。 烟雨更是有过连续三周一无所获的记录。如此颗粒无收，拿什么来提升装备？野图 BOSS 的刷新数量就那么多，就算有积累，也富裕不到哪儿去。都是君莫笑的错。每一支装备开发陷入这种苦恼的战队都非常认同这个起因。